第三部分，第十一到十七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三题。第十一到十三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跑步、跳跃和投掷是人类最古老的运动。我们如今刻苦训练的这些技能，其实都是原始人生存的必备能力。 原始人只有利用他们的技巧、力量、速度和耐力，才能找到食物或抵御危险，才能在冷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。你能站在一艘狭窄又摇晃的小船里，用弓箭射鱼吗？如今，在非洲和南美洲的原始森林中，还有一些人保留着几千年前的生活方式，他们从小就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以运动的方式。 应对周围环境的变化。可是现在的我们，大多数时间几乎都静坐不动，在学校里，在电视机前，在电脑前，在汽车里或是工作中。长此以往，我们不生病才怪呢。因此，为了保证健康，我们必须注重体育锻炼。你知道吗？当你感觉无聊或是又困又乏。 对什么都没兴趣的时候，出去大玩一场，或者近似疯狂的运动一通，就可以摆脱这种状态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你要接触新鲜空气，不管是和朋友在一起，还是在社团或者在学校里。十一，我们现在刻苦训练的运动技能，对原始人来说是什么？ 十二，关于非洲和南美洲的原始森林，下列哪项正确？十三，根据本文，要摆脱无聊状态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 第十四到十七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：每隔四年，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都会在奥运赛场上相会，而各个国家的体育迷们都会守在电视机前关注直播的赛事，为自己的同胞们加油。奥运会的胜利者也将成为顶级明星。 古代奥运会的冠军会得到橄榄枝花环，而如今获得比赛冠军、亚军、季军的选手则会分别得到金银铜牌。奥运五环代表了五大洲之间的友谊。比赛期间，奥运圣火将一直在奥运主赛场上熊熊燃烧。 古希腊的选手们很早之前就已经在为夺取胜利而竞争了。在奥林匹亚，赛跑和摔跤成为最古老的比赛项目。那个时候，古希腊城邦之间经常会爆发战争，但在奥运会期间，战争必须停止。这项盛大的赛事是古希腊最受欢迎的活动。 每次比赛都会引来无数观众观看。十四，奥运会期间，体育迷们会做什么？十五，现代奥运会的季军会收获什么？ 十六，奥运五环代表了什么？十七，在古希腊奥运会期间，城邦之间会怎么样？